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八集。大罗天、三清天、四梵天占据了整个天界八成以上的资源和灵气，可是人口连百分之一都没有。 四梵天之下，才是真正的仙族社会。下六重天，中十八重天，上四重天，这才是仙族们口语中的天界范围。根据字面意思，就能清楚的看出这三界的区别。上四重天全是各大望族，中十八重天是仙界的中坚力量，散落着大部分灵仙、天仙以及许许多多中小型家族。 类似现代社会的中产阶层，中山林家，也就是林清霄的家族，就在中十八重天。下六重天人口最多，也是最没有话语权。在这里聚集的全是资质卑劣的本土仙族，或者从各界飞升上来的散仙。本土仙族天资低，往往终其一生修不到灵仙，不入灵仙就不能被称为仙。 他们只能在下六重天厮混，日后生出孩子也往往不成出息，只能一代代重复父辈的路。至于飞升上来的散仙，他们飞升前也是各自领域的强者，可惜到了仙界无人脉、无家族、无背景，也只能在下六重天沉浮。他们唯有靠婚姻或拜师两条路，才能脱离底层，进入更高的中介。 散仙中毕竟有不少资质不俗的，每隔百年，中界的各大家族会去下六重天吸收人手。云梦涵就是这样被凌家收纳回来的。凌青霄和洛寒虽然被神域传送到了中十八重天，可是这里离下六重已经很近了，所以才会有由散仙聚集起来的城镇。 如果天层再高一点儿，断不会有无所属的城镇。中十八重由各大家族把持，他们按照多年来默认的地界，各自把持地盘。中十八重天有许多大型城池，可是这些城池无一例外都依附于当地大家族，比如中山脚下的天照城就是如此。 林清霄在路上简单和洛寒讲述了上中下几重天的现状，洛寒听得似懂非懂，只能强行记住那些地名，等日后再慢慢了解。林清霄一路上刻意避开人群，没想到进城后还是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轰动。林清霄和洛寒并肩走入客栈。 香客居的老板看到这两个人进入，眼睛都被洗干净了，当真是光彩照人、仙气飘飘啊！他们两人往那里一站，香客居的老板都产生了一种自家小店是天宫的错觉。洛寒看着眼前的飞檐斗拱、奇花异卉，对林清霄口中的屋舍简陋产生些许怀疑。这里已经是凡人对天宫想象的极致了。 可是，在仙界人的眼中，竟然只是一家不入流的简陋小店。洛寒简直没法想象真正的天宫是什么样子的。林清霄和洛寒只是在大堂露面片刻，就已经引来许多人观看。林清霄脸色渐冷，知道此地不能久留，留下一块令牌后，立刻带着洛寒离开。洛寒乖乖跟在林清霄身后。 看到他停在一处房门口，以特殊的手印打开禁制，然后微微侧身说：“这是你的房间，我不便进入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有任何情况立刻给我传信。”说完之后，他不放心，又确认了一遍：“传信遇见的口诀记住了吗？”“嗯，我记住了。”洛寒点头。他推开房门，留意到林青霄一眼都没往里面扫。 等到他完全进门后，才对他颔首。嗯，门上带着禁制，你关门后未经你允许，不会有任何神识探到屋里情况。我就在隔壁，如果有事立刻传信给我。他虽然和洛寒说话，可是眼睛一直微微闭着，并不往洛寒的屋里看。洛寒留意到了，心中好感顿生。这其实是很小的细节。 然而，偏偏细节见人品。洛寒再一次点头，他发现林清霄没有走的意思。他和他对视几眼，后来试探地关上门，林清霄才转身离开。洛寒关门后十分惊讶，林清霄这个人淡漠不假，同时又极其遵守规则和秩序，与他无关的人，他看都不会看一眼。 可是，一旦他答应了什么，必然十分认真负责。洛寒轻轻啧了一声：“他真的是个大反派吗？还是说林清霄就是因为太恪守君子之礼，压抑了太久，最后才把自己憋成变态了？”洛寒一边感叹，一边找了个舒服的床榻坐下。这里虽说是客栈，其实房间里面的空间非常大。 洛寒粗粗一揽，就看到了炼丹室、灵兽室、修炼室、书房、卧室等好几个分区。神仙的生活，他果真想象不到啊！洛寒没有心情探索自己的房间，他一得空就立刻拿出自己的手镯。他记得残念给他激活了法器，顺便还解了他容貌的封印。容貌多半是洛父洛母为他封印的。 他的真容出现在美人如云的仙界，都能引发轰动。如果出现在现代，不敢想象。既然洛父洛母为他封印了容貌，那他的成人礼也不会是一个普通的手镯了。洛寒拿起手镯细看，这个手镯是剔透的玉，边缘镶了细细的银，银玉交硬颜值倒是很高。 问题是怎么用呢？洛寒念头刚落，面前忽然弹出一个操作面板来，洛寒吓了一跳，骤然松开手镯，面板也瞬间消失了。洛寒定了定神，重新研究手镯的启动方法。他最开始觉得手镯上应该有一个开关，后来突然想到，仙界之人习惯用神识，五感反倒是其次。 储物空间、法宝等都是用神石控制的。洛寒心念一动，果然，刚才的面板又出来了。他看着眼前熟悉的操作面板，内心涌上一股绵长的怀念。毕竟是他生长了十八年的地方，他怎么可能没有留恋呢？洛寒伸手碰了碰，果然和他想的一样，操作页面像极了现代的平板只不过没有实物。 倒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炫酷的光脑。这些是洛寒最熟悉的东西，他很快就摸清了新平板怎么用。洛寒心中有些感动，这必然是父母为他准备的了。虽然他们并非他的亲生父母，甚至他们其实是一个人，可是养育之恩终身难忘。洛寒熟悉了操作后，很快点进去看每个模块的功能。 洛涵姑且把这个叫做天道系统。此刻，天道系统里有神仙、魔、人、妖、冥六界的总人口、出生率、死亡率、人口年龄分布，甚至点进去里面可以查到每一个人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和族谱。这是一个强大的户籍系统。洛涵换了个页面，切入六界地图。 拉大看，可以清晰的看到各界植被覆盖率、灵气密度、物种丰富度，甚至还有定位。洛涵鬼使神差的把地图切换到当前所在位置，还好，他所在的房间是一片空白，想来是开了禁制的缘故。这个系统虽然强大，但是并非无敌。外界的力量，比如灵力、禁制、阵法。 都可以阻断系统。天道系统只能看到自然的、无人为干扰的领域。洛寒知道了系统的上限，也就不去作死看天宫的地图了。他还想多活两年呢。洛寒又试了几个功能，深刻感受到开上帝权限到底有多爽。他玩了一会儿，意识到今天的正事还没干呢。 他虽然成功骗到了林青霄给他做保镖，可是他不能永远寄希望于别人。都到了修仙界，为何不自己修炼呢？神的能力虽然是天生的，但是神力也要从无到有慢慢练习。世上没有谁是毫不费力获得力量的。洛寒没找到和修炼相关的功能，他灵机一动，用了检索。 果然，面板中弹出许多资料。洛寒先从最简单的看，慢慢明白了自己的神力是什么。仙族可以自己选择修炼什么能力，神却一出生就被定了型。洛寒猜的没错，他果然不是战斗挂的。祈祷、赐福、送财、送子，这都是些什么？ 洛寒点入赐福页面，眼睛差点被闪瞎。信息条框飞快地跳动着，根本没办法看清里面的内容。这里面每一条都是六界对天许愿，最多的是求财，其次是求子。边边角角还有些有情人对天发誓，又以男人为多。洛寒露出一丝笑，对天发誓可不能胡来哟。 一旦向天起了誓，没有实现，他是可以降雷劈负心人的。让我来瞧瞧，又是哪个男人在放大话？洛寒点了筛选，他本意是打发时间，没想到页面刷新后，头一条弹出来的竟然是男主的名字。洛寒猝不及防吃到了瓜，而这时誓言还在更新。梦儿，我对天发誓。 我对隐月真的只是兄妹之情。若是你不信，我可以在此对着天地万物，对着中山众族，立下毒誓。那行字停了停，随后继续更新。我林崇玉发誓，我对梦儿若不是真心，必身败名裂，堕入魔族，永不升仙。他没说完，那行字就停了。洛寒露出了然的微笑。 想必是女主心疼，用纤纤细手捂住了男主发誓的嘴巴。你捂他干什么？有本事让他说完啊！他最后还真入了魔呢。洛寒亲眼看到这行誓言变了色，成为永恒的凭证。洛寒若有所思。林崇玉主动对天起誓，那便是和天帝做了契约。洛寒可太知道后期男主是什么德行了。 这岂不是说我可以叫雷劈他？洛寒忽然发现了特殊的发家技巧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